陆逊将军出逃时，众多像我这样的旧部曾经热血上头的追随。后来他保护了我们，从炮口下保护了我们的性命，甚至死后仍然在保护我们的身份。那份出逃名单一直是个秘密，除了自己跳出来的，其他人都苟活至今，甚至身居高位。 元帅，啊，你来了。您这花园打理的不错，天市城这个地方，很适合生活。 <laughs> 可惜眼下的局势不适合。听说林敬恒和白银十位现身了。是，你们，你和敬恒心里一定都觉得。 这个联盟是建立在阴谋和谎言上的。虽然你们都不想破坏现有的和平，但也都对这种和平不屑一顾。你们错了，这个世界就是建立在阴谋和谎言上的。但世界并不丑恶，因为。 总会有人成为谎言的祭品，中和掉民众的愤怒，然后把已经建成的世界延续下去，这是必然规律。也许吧。这块无字碑下面是埋了什么？ <laughs> 没什么，花儿的种子而已。 这样，啊，给送你一个小礼物，哦，回去看。谢谢元帅。据说沃尔夫的黑色郁金香和石碑是为了纪念一个人。这是老元帅一把年纪，大家出于礼貌和尊重不大意了。但好像也并不是什么秘密。 看着他一个人坐在花园里，肩背有些弯曲，眼神略显涣散的样子，不像是那个手握重权的联盟奠基人，而更像是一个安详在记忆里、缅怀过去的暮年人。顺心文化出品，晋江文学。 《Praise》原著，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残次品》第十四期。 中心可能已被芯片人攻陷了。先他妈别管天气了，活着离开这儿再说。什么情况？芯片人好像都不动了。趁现在，激光枪射杀。是。机甲车锁定芯片人目标。是。大楼里的芯片人已被消灭了。粒子炮，轰穿海盗的机甲车。是。 郑司令，李李卫队长，是我。你怎么？芯片干扰器的效果持续不了多久，挤在这儿不是办法。什么动静？我打开了议会大楼的防御系统。郑帅，劳驾您和诸位友军配合一下，我们以议会大楼为据点，先把伤员和非武装人员送进去。整队，能源充足的机甲车在大楼周围设置防线，其余人撤到议会大楼。是是是。 芯片人又开始动了！机甲车驾驶员，动作快点！掩护，往下扫射。按理说，今天不是降雨的日子。按理说，今天也不是开战的日子。哎，老李，陆信将军死后，他四散各地的旧部和白银十卫再也没有这样并肩作战过了。 贤侄，天使城如今已撤销要塞功能，变成纪念馆了。我们这趟是有什么事情吗？当年沃尔夫送了我一包花种子，我想再来看看。可是，贤侄，您不是说我们反乌会不再和沃尔夫来往吗？是啊，当年七八星系大战，沃尔夫利用我借刀杀人，致使反乌会和第八星系两败俱伤。那时候。 为了顾全大局，我选择了沉默，但也不能任由他操控反污会，因此与沃二夫分道扬镳。如今，他人不在了，我才忽然发觉，他可能在花园里留下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条路还走不走得通，也许，也许只是我异想天开，会错了意吧。 先知，我们已经通过了天使城的安检，但是补给站的秘密通道有密钥关卡，密钥不符，无权限通过。不行，先知旧的密钥权限被取消了，我看看。先知，王艾伦作为沃尔夫的心腹，当年这条密道他也知道，现在咱们不清楚那个秘书长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也许他背叛了沃尔夫。先知，小心！演员通过，允许。 是红魔验证。沃尔夫把通道钥匙设定成了您的红魔。 <sighs> 元帅，您这片花园果然是暗藏玄机啊！和您打交道，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从一个陷阱走向另一个陷阱。直接开到叶皇后花园吧。是。 约他到这边，有没有医护人员？中央军统计一下弹药情况。是。大厅门口摆放掩体，布置防线。是。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我不用自我介绍了吧？稍等一下，我先干点技术活。这是，这是在做什么？把芯片干扰器架设在议会大楼的防御系统上，放大干扰器的功率。生物芯片的适应性很强，干扰器。 只在刚开始的半分钟之内效果最强，他们很快会适应这种麻痹感。不过有干扰器在，多少能削弱对方的战斗力。最重要的是，可以帮我们识别出谁是芯片人。林林静恒，你怎么在这儿？不是说第八星系封闭了吗？你带了多少人？外面什么情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久违了，纳古斯统帅。地面上如你所见。 就我们这几个人，来去都方便，人多了反而累赘。至于太空，报告总帅，连接联盟军与中央军双方的通讯平台搭建完毕。我说联盟军和中央军的各位，你们要不要先回头看一眼自己着火的屁股在内啊？这是怎么回事？联盟军和中央军为什么打起来了？诸位，看看沃托是什么情况，外面是什么情？况 你们想象不到吗？谁在说话？未知通讯，请表明你的身份。你是谁？我都发生了什么？停火！先停火！我看诸位都改行当话剧演员算了，不用预演，上来就能按人家的剧本走，一步都走不错。哎，景恒，这是我们通讯被干扰之前，从第二星系的秘密端口发到白银三的求救信息。白银三的朋友们。 不知道你们的秘密通讯端口是否还在使用？如果能收到这条信息，请来救救我们的师生吧！第二星系已经被芯片人攻陷，他们强迫所有……他们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攻破一个星系呀？堂堂联盟议会大楼、吴二夫葬礼现场，能混进这么多芯片人？安保系统像死了一样，别的地方被攻击，又有什么好稀奇的？这么说来，其他星系…… 从战略决策上来说，王艾伦把中央军的各位引到沃托来，为的，就是调虎离山。王艾伦和自由军团是一伙的。恭喜您啊，布司令，终于反应过来了。第五星系能在您的带领下活到今天，简直是奇迹。林敬恒，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自由军团的生物芯片已经在飞速扩散传染了。没错，自由军团的生物芯片已经经过了数次升级。 早就不是联盟早期禁毒的那种原始的鸦片芯片了。不管是自愿还是被强制注射的芯片，只要身体接受了芯片的改造，这个人就会变成他们中的一员。我们粗略估算了一下，芯片人在人群中的占比超过百分之十就会陷入大危机，超过百分之三十，他们就有能力立刻发动政变。如果他们的人数超过百分之五十，怎么，他们就有能力在一夜之间把全人类变成芯片帝国的傀儡。 纳古斯统帅，您问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封闭虫洞，躲过这一劫，平静的生活几十年。不，我们可以平静一代人，至少两百年。第八星系空脑症人口占了一小半，不利于芯片植入。而且，自由军团的幕后主人是林静书。你说什么？是他。哪哪个林？别问蠢话。当年被管委会带走养大，嫁给戈登家。 杀了戈登全家，篡夺管委会权力，又在管委会东窗事发之后离奇失踪的那位，我亲妹妹林静书。你要不要再看看她的照片，仔细认识一下？统帅，别担心，听他说下去。只要我还活着，林静书不会吃力不讨好的动第八星系这个烫手山芋。可惜，我不是王八，不能活一千年一万年，总要为第八星系的未来想一想。 没有人知道这个芯片世界发展到后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怪物。我们不希望有一天，封闭的大门打开，在偌大一个宇宙里找不到一个同类。我也不想看见当年陆逊最后关头不惜自爆保下来的诸位，变成联盟最后的人类。你你知道？我在兰斯博士那里。 见过那份名单，你一直都知道，所以在接管白银要塞之后，把我们调到各大星系，远离联盟中央。景恒，别废话了，早知道有今天，我就不费那个力气。到这步田地，逼到悬崖边上了，诸位，捏着鼻子合作吧。你这小子，还他妈那么混账！这，怎么还当众抱上了？ 这么多年，你他妈倒是吭一声啊！你们有什么用？这小子真混，不是装混。看来刚才没砸够，倒是没有贬低诸位的意思。但，你们当年可以自由调动兵权吗？在联盟中央有话语权吗？你们有家族背景吗？有用得上的靠山吗？没有。不管那份名单有没有曝光，你们都是管委会眼里的危险分子，打上了陆鑫的烙印。 就算不死，也会被边缘化。我不一样，我当年还没毕业，履历清白，而法定监护人是军委指定的，本来就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这倒是，虽然沃尔夫元帅没有亲自收养你，但你是林伟的儿子，是乌兰学院内定的荣誉毕业生，联盟中将以上必定有你的一个位置。是啊，你出身好，脾气臭，追求权力欲望，甚至不惜不惜与自己的养父决裂。 你们是不是想说，这样一个谁都不待见的野心家，非常适合做伊甸园管委会的看门狗？特别是我还有能力走得海盗满地爬。景恒，别这么说，我们也知道你不容易，这么多年，这只是我跟管委会互相算计而已。至于我下放你们到各地当中央军，也就是为了…… <laughs> 什么时候了，还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干什么？少自作多情。 什么忍辱负重的戏码都往我头上安，想象力就怎么那么……哎呀，林，抓我干嘛？那，你跑到第八星系到处搜寻我的踪迹，又在北京贝塔星那个穷乡僻壤陪了我五年，后来因为局势不稳，还千方百计的瞒着我删掉战录里的资料，也都是我自作多情吗？我……哎，我记得那天我跟着陆逊将军从白银要塞返哈回沃托。 半路上，他接到了乌兰学院校长的电话，才知道你背着他报了第一军校，还被录取了。他那个表情啊，到现在都在我的眼前。问了校长好几遍，你确定吗？静恒他才十四岁，乌兰学院是联盟顶级的学校，每年收到的申请像雪片一样。 也难怪陆逊将军会那么高兴。将军可能没有告诉过你，当时老校长私下里把你递交的那份自述给他看了。乌兰学院吧，很多人都会在自述中提到自己愿意成为联盟的守护者，但你写的是：假如像古代神话里那样天降洪水，所有人都奔跑逃命，你愿意做那个逆着人潮而上。 第一个被洪水淹没的人，第一个被洪水淹没的人。刚才故意插嘴拆台，是不想让林错过这次与大家和解的机会，调节一下气氛。可这句话，让我不由得想到了他。老校长说，虽然很稚嫩，但你让他想起了将军。是啊。 将军生在天下大同的联盟，不会像上辈人那样深思各种主义，也不像白塔里的人有那么多忧思。他的职责是守护星空，守护联盟。他和你一样，只是只是心甘情愿。第一个被洪水淹没的人，是曾经点燃第八星系火种的人，也是我父亲们中的一位。 那些年，我以为你大了，忘了自己写过的那些孩子话。现在看来，反而是我们这些老东西郁愤不平，心冷了，忘了自己是谁。景恒啊，联盟走到今天这个死胡同里，人人有罪，你没有。就算将军活着，他也会这样。我代表第八星系认同。哥。 你叫我什么？哥。哥。没想到，我还以为这辈子我不会听到他这样叫我。你带我回家，让我透过你，触碰到了素未谋面的父亲的手。那么，我是不是也能代替这位刚刚认识的父亲，说一句：“你是我的骄傲。” 你从小就是有话不说的臭德行，好几十年一点长进都没有，家寡人有快感吗？你小子把我们当什么？你一个人？你以为你是什么啊？还不快点过来！就是你个臭小子！好了，你们玩了吗？正是。如果陆信将军看到这一幕，应该会很欣慰吧？别说了，这么多年我眼眶都没湿过了。 先生，这些花都已经凋零了，我们要找什么呢？让机器人把那块石碑挖开。是。先生，您看，有一个保险箱，这里面好像是个启动器，正在休眠，需要密码。看得出是启动什么的吗？嗯，不清楚。 但是有单独启动器的，怎么也得是个大型人工智能网络吧？嗯，输入“叶皇后”，再试试“黑郁金香”，还是不行。那就“林格尔”。先知，天使城要塞毕竟是联盟的地盘，不安全。要不我们带着东西先离开这里再说，回去可以组织密码专家破译。嗯。 这块无字碑下面是埋了什么？没什么，花儿的种子而已。等等，输入种子。啊，怎么了？电子设备都被入侵了，好像是什么东西启动了。好久不见，阿瑞斯。 沃尔夫，先先知，这这是什么情况？老元帅沃尔夫难道没有死？联盟的葬礼不可能摆一副空棺材，也许是录音。沃尔夫费尽周折的，就会让您听一段录音。啊怎怎么回事？灯怎么灭了？电路故障吗？好像是整个天使城都停电了。不可能，天使城还有两个备用能源，怎么会说停电就停电？ 先知，电力恢复了，是三号备用能源启动了。也就是说，这个启动器让天使城的两个能源系统都过载了。我到底打开了什么？先知，沃托，什么？我们回沃托，立刻想办法联系组织，让离沃托最近的兄弟们先走一步。是。 统帅，如果不出意外，按我们的计划，柳元忠和柏松阳应该已经抵达沃托了。有他们在，联盟军和大气层外的中央军应该打不起来。谢天谢地，也就是说，我们虽然被围困在这里，但太空战场还在我们手里，情况还不算太糟。如果联盟军、中央军不内讧，和第八星系的白银侍卫联手，我不相信自由军团还能翻出什么风浪来。我不太乐观。 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毕竟还是生活在地面上的，老弟啊，如果是我们在地面，海盗占领太空战场，那很危险，因为海盗疯起来真的敢炸行星，可是反过来就不行，我们的太空军投鼠忌器，绝不敢往地面开火，只能这么僵持。如果打持久战，天空军不可能耗得过地面，唉。 说实话，真要是长期僵持，我倒还有点在机甲里建生态系统的经验。怕就怕对方连僵持都不愿意。外面是不是停火了？好像安静了不少。怎么回事？对呀，芯片人全被消灭了。诸位，干扰减弱，地面通讯正在修复中。修复完毕。 有未知通讯请求接入联盟议会大楼，定是自由军团。请问是否接入？接。各位统帅，各位议员，各位士兵和公民，早上好。我是一名五代芯片携带者，代表无主与诸位见面，是我莫大的荣幸。你算什么东西？滚！你你怎么敢？让林静书自己出来跟我说话。不行。明白。我尝试追踪信号源。让林静书自己出来跟我说话。 怎么？他敢把我关在太空监狱里十四年，敢说要把我做成一具标本，却不敢出来见我一面吗？不动了，卡住了。不好，这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操作？会上身吗？能追踪吗？无法追踪。好久不见，是我好久不见你。第八星系回归联盟百年，从未曾得到一点公正的待遇。 不是已经愤而独立了吗？封闭了近二十年，大家井水不犯河水，继续下去不好吗？联盟马上要有风雨，我已经给了你们足够的警示，希望你们能明智一点，怎么还是要搅到这潭浑水里来呢？ <sighs> 是啊，又让你失望了。第三次了，当年你在第八星系孤立无援，这些人，联盟这些只知道争权夺势的废物。 还有自己登上了禁果名单，依然妄图欺骗民众的阴谋家，他们要把你推出来当祭品。只有我担心你。我给你送武装和物资，我提供场地，帮你重新召唤白银十卫，我搅浑了水，让他们无暇再去找你麻烦。可你，我让白银十卫走上对抗自由军团的第一线，十几年，白银十卫折损近半，你的芯片帝国也差点难产。嗯，这是第一次，第二次。 是你千方百计从法务会手里救下我，用一整队医疗队维持我的生命体征近两年，而我一睁眼，就用失忆骗你，骗了你十几年，然后脱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搅黄了你在第一星系边缘的绑架活动，所以，你要我说什么？辜负了你的良苦用心，对不起吗？我没有对不起你，我没有对不起一个血债累累。 踩着骨头渣上位的星际海盗。我对不起的是，当年追着车跑，在路上摔了一跤的小静叔。你把他弄到哪儿去了？ <laughs> 他，你找不到了。静恒，你来晚了。软弱是一种罪过，每一个哭着等人拯救的人，都活该去死。 来晚了，林小姐，我也认识一个人，是个迟到王，姗姗来迟了十六年。等他回来的时候，别人已经顺流漂走了十万里。可是，魂牵梦萦的人还能怎么样？十万里、百万里，就是百万光年也得回头去找他。如果是最亲爱的人，为什么不能心疼他一下？ 再给他一次机会呢？我记得你上次在玫瑰之心见过，是第八星系的陆总长吧？您说的对，虽然不知道第八星系到底有什么让他乐不思蜀的地方，但既然靖恒选择了你们，我也愿意给诸位一次机会。你们的白银十卫已经抵达沃托大气层外，正好可以护送你们回家。陆总长。 我现在就可以派一架小机甲送诸位离开沃托，只要你承诺封闭虫洞，置身事外，在我有生之年也绝不打扰第八星系，怎么样？ <laughs> 林小姐，既然沃托已经被中央军、联盟军和白银十位团团围住了，我觉得这种情况下需要护送的，怎么也不会是我们。 <laughs> 陆总长的信息太滞后了，看看这些吧。 那不是第二理工大学吗？第五星系怎么也被芯片龙占领了？第六星系吗？此时此刻，几大星系的天然行星都被炮口瞄准着。这里未来是我们的领土，我也很心疼，可是没办法。各位统帅，你们军权在握，我也就这点东西能拿出来威胁你们了。 第二星系的政敌统帅，首都星共有人口十六亿，您的女朋友和女儿还在那里等您回家。 <laughs> 女儿真是可爱啊！林静书，你还是人吗？第三星系的纳古斯司令，首都星人口二十一亿，我喜欢您这种三代同堂的传统大家庭，热闹。还有干什么？要么卸下武装，接受芯片。 要么， <laughs> 我往您的首都星上投三百颗核导弹，希望您尽快做决定。啊，当然了，这么大的事，如果您纠结，我也能理解。导弹我会一颗一颗的投，直到您想通为止。我现在就先炸了沃托。也可以啊，反正沃托上只有两亿人口，嗯，听起来很划算呢。 我知道您不怕死，不过您死了，中央军群龙无首，第三星系还是会变成芯片帝国的版图。我呢，就更不怕死了。我的肉体一文不值，死了意识会和人工智能融为一体。我的臣民们会永远按部就班的生产新的芯片，制造新的人类，千秋万代。真的吗？ 不是新片人捣的鬼，不可能！声音明明是从棺木里传出来的，诈尸？什么情况？老程，你去，你去看看。你你怎么不去？这，刚才鬼上身，现在又来了一个死而复生的，不可能！我看看。张璐，能帮我扫描一下他的基因吗？ 确定死者身份是沃尔夫元帅。啊，他确实已经死了。你好啊，战路。您好，未知程序先生。根据联盟人工智能管理法，人工智能高度模仿真人相貌、声音及人格的行为是明令禁止的。一经查处，人工智能将被立即销毁，制作者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判不了的。 我的制作者就在诸位眼皮底下躺着。至于销毁我， <laughs> 你们可以试试。这怎么回事？它的主体不在这里。我想联盟议会大楼应该只是有一段预留程序被主体激活。简单说，这里的它像是一个分身，并且有能力越过自由军团对通讯网络的干扰。我无法对它进行定位。 联盟成立至今，我还没见过类人程度这么高的 AI。你们可以称呼我为休伯特·乌尔夫，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我存在于第一星系每一个跃迁点，每一个只有最高统帅才能调用的系统中。我保存了乌尔夫作为人类的所有记忆，复制了他的人格。 林小姐，啊，静书，你说的意识和人工智能融为一体，是像我这样吗？你 <laughs> 孩子死后，利用一个超级人工智能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永远的统治者，永远活着，这个构想。 如果不是你爷爷和我们这些老东西及时推翻了旧星力时代的机械帝国，说不定已经实现了。你还真以为这是你的独创？不能因为你比谁都疯狂，你就自封千古第一人呢。沃尔夫元帅，这么说来，您这一生还真是反复无常。 你号称忠实于联盟，是联盟守护神，却在暗地里扶植域外反乌会，亲自引狼入室，再自己带头打狼，攫取联盟中央权力。你号称对伊甸园管委会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结果自己就在禁果名单上。为了隐瞒这个事实，不惜以两个星系为代价除掉林敬恒这个知情人。 您号称是联盟奠基人，是推翻旧时代的先锋，却把自己做成人工智能，追求永生。这，景恒，你知道这些吗？金国是什么？现在联盟都烧成灰了，还有什么可隐瞒的？伍尔夫爷爷，恭喜您达成了最佳出尔反尔奖。你是想拖延时间，趁乱逃跑吗？ 抱歉，你目标太大，我已经定位到你了，就是可惜永无岛的美景。紧急跃迁！主人，紧急跃迁被干扰了，不知道你的重甲群能不能挡得住我托的反导系统？ <laughs> 你以为自己已经拿下了整个沃托吗？你以为王艾伦能糊弄联盟军听他号令，就是拿走了联盟军委的最高权限吗？孩子呀，军委是我一手建成，在我手里运转了三百年，比你父亲的年纪都大得多。你是不是也太自不量力了？李行，联系太空军。地对空的通讯不是。林静书也不傻，他刚才把屏蔽放开了。 统帅，你来下令。统帅，立刻将落沃托要，是统帅，开所有芯片干扰器，分发给友军，用来筛选芯片人，降落避难点，能带走多少人就带走多少人。快，是李福兰，去把中央区避难的民众集中起来。是景恒，地面中央军给你们开路。跟上安纳库斯，谁他妈都不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的权限有多高。 还会直接炸了沃托？炸沃托，沃托上两亿人呐！光荣团都没舍得炸。哼，当年卷入七八星系大战的何止两亿人？沃尔夫还不是说炸就炸，比海盗还狠！老疯子！哼， <laughs> 可不是嘛，说死就死，这一点我就很服。拜尔，我们有时间集中民众吗？总长放心，您不了解沃托的民情。 沃托星上有十六个紧急避难点，遇到突发情况，民众会自行前往避难点。机甲战队可以直接在避难点快速救援。统帅，各紧急避难点的民众已经按年龄排好队，正在有序的进入机甲车了。先撤。小时候我就听说过，沃托的居民秩序性很强，素质很高，所以才总是想出来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可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充满偏见，执意要把联盟当传染病隔离的呢？如今，在看过陆和穆勒之家后，在见证林和中央军同仇敌忾后，我还是这种想法吗？组长，走。陆信以一人之力清剿了盘踞在第八星系的海盗。 穷其一生，为那些空脑症谋求权益。第一次，他放弃了白银十卫。第二次，他放弃了登上晋国特赦名单。他只是心甘情愿第一个被洪水淹没的人。曾经带着独眼鹰，与威廉、爱德华，还有许多人一起逆流而上，列队在风浪前的人。